列平群山，收到影子军师沙寒刷新消息的工会齐集于此，相互之间没有任何交流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目前的工会当家做主的未必就是会长。所有的玩家都在猜忌着对方阵中那些符合战队职业的角色，哪个是选手用的马甲？沙寒却在这时已经摇摇晃晃的登场了。 这个拥有猎平群山所有 NPC 中最神秘身份的 BOSS，职业属暗夜系，四职业全精通，将 BOSS 的变态精神发扬到了顶点。在职业选手介入 BOSS 战之前，倒在沙寒匕首下的玩家不计其数，写满一沓 A 四纸完全不成问题。迄今为止，还没有任何一家工会对击杀该 BOSS 有什么成体系的打法。 完全就是靠血与泪来浇筑。沙寒是本周八个七十五级 BOSS 中最后一个刷新登场的，之前七个有六个因为职业选手的加入，战斗局面大不一样。今次因为职业选手的介入，又会打出什么样的场面呢？各家工会团队朝着沙寒的刷新地点默默接近的同时。 都已经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了。列平群山，林平峰。沙寒刷新在了这片山林之中，此时已经被三家工会堵截。兰溪阁、中草堂、霸气雄图。论工会势力最为强横的三大豪门悉数到阵了。不过，所有人都清楚，今天的 BOSS 争夺决定胜负的，恐怕不是工会实力。 还是过来坐镇的职业选手的实力。三家工会的人马以鼎足之势将沙寒夹在了当中。警官，霸气雄图阵中有人刚刚开口说着：“杀兰溪阁方面已经有人朝着沙寒杀江上去了。奇变啊！这人到底还是把话说完了，但这变化来的比他话还快。 让他的老脸顿时有些挂不住了。唉，年轻人呐！望着蓝雨阵中冲出的剑客，林静言忍不住唏嘘着。兰溪阁的剑客毫不拖泥带水的，直接就朝着沙寒杀去了。如此锐气迸发，除了蓝雨的新人卢汉文，还能是谁？结果，卢汉文的剑还未来得及刺到，就已经被人拦下。 中草堂这边，骑着扫把飞出一个魔道学者，半途中跳下，扫把一个五连段的挥打，让卢汉文的剑客也不得不改变目标，招架了起来。真是年轻人的世界了。林敬言再次感慨，卢汉文的剑客和中草堂这边新出来的魔道学者，转眼间就已经战了数回合了。 能和卢汉文打的势均力敌的微草魔道学者，当然还得说他们的天才选手高英杰了。高英杰本不是这样急急冲出的性格，不过这一赛季，卢汉文作为又一个冒尖的少年天才，而且在新秀赛季就如此出色，实在有太多的人拿他来和高英杰做比较了。要论技术。 比卢汉文大着三岁的高英杰，还是要比卢汉文更成熟一些。可是要论性格的话，就连微草战队的队长王杰希都亲口感慨：“如果高英杰能像卢汉文那样有锐气，就太好了。”这话当然不是当着高英杰的面说的，只是很不巧被高英杰暗中听到了。其实高英杰自己也挺清楚自己的缺陷在哪里的。 但问题是，这种性格上的问题不是自己知道就能轻而易举解决的。不过高英杰还是想努力尝试一下，他不想辜负前辈对他的期望。于是高英杰也开始很注意卢汉文，不说是模仿，只是想学习卢汉文那种精气神儿。此时这种 BOSS 争夺战，冲上来就打，实在不是高英杰的风格。 但他看到卢汉文已经跳江出来后，立刻下意识地觉得自己也应该具有这样的进取精神，于是立即也果断杀了出来。两个联盟本赛季最夺目的年轻人在网游中已经战成了一团。我说老林，风头可不能去让年轻人占了，这赛季最出风头的应该是我们。林静言流氓马甲的身旁。 一个弹药专家走了过来，反复换着手中自动手枪的弹夹，发出不断的咔咔声，显然是个喜欢没事玩点小操作的家伙。出风头，这种不正是你的强项吗？林敬言说着，你也别太谦虚了，速度点，不要让小鬼们太得意了。张家乐笑着。 手下弹药专家的自动手枪突然发出最后一声子弹进膛的枪枪声，跟着就已经杀了出去。啪啪啪啪，清脆的枪声不断的响起，打出的子弹是光怪流离，各种效果的子弹都有。同时，空出的左手不断的甩着手雷，顷刻间火光布满了一片，场中包括沙影的身形都变得模糊起来。 张家乐的这百花式打法一施展出来，总让人觉得这家伙当年非要退役，肯定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。绚烂的爆破火影中，林敬年的流氓也已经潜入了。两个联盟老兵对两位联盟新秀展开了华丽的偷袭。结果就在双方还未有触及的时候，一道道蓝色的剑影突然在百花式打法的光影中亮起。 虽单调，却好像完全将这种迷惑人眼的光影效果给遮盖了下去一般。那一道一道华丽的轨迹，瞬时就将两位老家伙的偷袭阵势给打破了。再跟着，众人就看到大量飞起的蚊子炮。喂，你们两个真是太没有节操了！居然这样对付可爱的新人！看来最老爱幼的美德在霸图已经只剩下一半了，而且肯定是前一半，因为这样才符合你们切身的利益。啊 <laughs> 我去，比起这么大的文字炮，你的百花式打法的遮掩效果简直弱爆了。林敬言感慨：“哼，我一直觉得这家伙不打标点符号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标点容易留下过大空隙，无法实现最大程度的遮掩。”张家乐说：“你看，其实有标点的。”林敬言说：“那六个叹号都掉到他的裤腰带上了。”张家乐说。 两位老兵一边吐槽，一边已经和新加入战局的家伙站到了一起。来人是谁？那比任何人都好猜。这么大的文字炮，几乎要被蓝雨黄少天申请到专利了。喂，你们两个少说废话了！这是因为在网游才会有文字炮的，职业比赛里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黄少天叫道：“这人居然让别人少说废话， <laughs> 我真想死。”张佳乐说。 谁不是呢？林敬言跟说，口中交流，手上不停，三个角色转眼间数个技能交换。张家乐的弹药师已经拉到了后方做策应，林敬言的流氓顶在前边，直接和黄少天的剑客肉搏。黄少天固然是当打之年的大神，面对这两个老兵的联手，还是相当谨慎的。 完全不想让这二人如此顺利的拉开二打一的阵势，在文字炮的优质掩护下，三个三段斩的斩身绕过林敬言的流氓，却是想和张家乐的弹药师来玩肉搏。结果突进也只进行了一半，突然又有一个角色斜里飞出，和高英杰一样来自中草堂阵容，和高英杰一样是骑着扫把的魔道学者。 只是这位的飞出明显更刁钻，以至于飞到黄少天剑客身边的时候，正好是他技能衔接的一个死穴。于是就见黄少天的剑客被人跳起来一扫把就拍翻在地了，跟着呼啦呼啦又是一通挥扫，尘土飞扬，差点没直接起一个土包把黄少天的剑客给埋了。哈，赖皮赖皮赖皮赖皮啊！一上来全都针对我，三个打一个。 不要因为上场比赛输了就公报私仇啊！被扫翻的黄少天看起来是因为不需要进行什么操作了，这次的文字炮居然很耐心的把标点符号给打上了。那不过是因为你太吵了。冲出的魔道学者一点也没手软，跟着两个魔法瓶，黄少天的剑客顿时夹破在了冰火两重天之中。黄少我来救你。 卢汉文一看这边黄少天的情况十分不对，连忙一剑荡开高英杰的扫把，箭步冲来救援。太丢人了，黄少天，你快退役吧，把你的位置让给小卢同志才是真理啊！张家乐和林静言纷纷感慨着：“哎，看不出你们俩成了队友后默契还好啊，一唱一和的。”黄少天又哪里是什么软脚？哪怕一次对上三个大神，也不是那么容易被灭杀的。 手下剑客翻身而起，一个风残草尽，一道剑光在他周身掠出一个剑圈，逼开身边二人角色。跟着一个升龙斩，接剑击长空，像是御剑成仙一般，直接就飞出圈了。围观的玩家这时候早已经傻眼了。卢汉文、高英杰、黄少天、王杰希、张家乐、林静言。 此时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怎样一番景象啊！这完全就是全明星周末呀！所有人都已经忘了自己是干嘛来的了，都只想当观众，然后认真看眼前这帮人的表演。于是有那么一小队人就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，悄然摸进了这一带。哎呦，在看到眼前撞到的这一票职业选手后。 魏晨顿时惊叹了一声：“这个集训内容会不会太残暴了一点啊？”“嗯，是有点过火，所以大家不要背包袱，大胆的上吧。”叶修说：“放屁！这样残暴的内容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一下装备啊？”“失去换有装备，操练出来的战斗节奏会有不同。我想最好还是不要疏忽这种细节。”“妈的，那还说什么不背包袱？” 有种你走上去，让他们把千机伞爆掉。莫凡同志，叶修这时转了转头，生平第一次在战斗前主动找莫凡交流。这次交给你一个严峻的任务，如果我们任何一人爆了装备，你一定要不惜一切将爆出装备抢先拾回来。